Música ส่งตอนเช้า เวลาตีห้าเรานี้เป็นเวลาที่สู่ธรรมชาติได้มากที่สุดเราก็พักผ่อนเรานอนกันมาสดชื่นดีละร่างกายจิตใจไว้สุด 宽规矩，那也怕宽规矩，也容易跑题等等，得啊。早上五点，跟每天一样，给大家讲一讲，说一说。 我们每个生命都是一样的，有身，有心。让我们的手，让我们的身。 有觉性，让我们的身有觉性，让我们的心有觉性。不让这个身去迷，更不让这个心去迷。问题在身上的。 和问题在心上的，是一个问题。上班呢，跟经常海上班、困、懒、不、想、爱待、偷、爱待、哦，放松、放松、关、脑，完全没。我们身体上都有同样的状况，这儿痛，那儿酸。 温泉。对以，个各类、全部、从心、从心、从意、从行为、从业、业，都เหมือนก心心念上都有贪、嗔、痴、爱欲、妄执，很多种，嫉妒。 平常话讲就是有身和心，啊，佛教名词就是名和色。六道难贪，六途难途，路路，难改，成途 身体上的病都是一样的。刚才讲，不管温存、腰酸、背痛，肚子饿，吃饱了，然后到时吃饱了，一样会去厕所排泄掉。 都是一样的，啊，那么心念上的贪嗔痴啊，执着、嫉妒这些也都是一样，每个人都一样。老妹，该你了，你，OK，OK，买张房地，OK，OK，买拉房厝，得，有 city，得，满格格。 这个就是这个身和心，我们都一样可以用它啊来做好事，啊来做啊有意义的事情，一样可以用它来寻求一条离苦的路，就是它这个身和这个心。 如果你的身和心啊，做的是有意义的事情，不光对自己啊这一生有意义，而且。 对身边的人也有好的影响，也会度更多的人。如果你的身和心做的是啊，老张用的词是坏事，做的是不好的事、坏事，那么不行，不仅对自己有害，也会害到你身边的很多人。刚才，他们这。 กสิบกว่าล้านคนคนจีนทั้งประเทศพันกว่าล้านคนแต่คนในโลกนี่กี่หมื่นกี่พันกว่าล้านครับหมดพันกว่าล้านคนมาเริ่มต้นที่ตัวเราทุกคนต่างเริ่มต้นทำตนดีมันก็สงบร่มเย็นร่วมกัน泰国人，泰国国家的这个人口很少。 中国是十几亿人口的大国，但是不管是泰国人还是中国人，都一样有身和心。这个心和身如果做得好，一样好；身和心做的不好，一样是不好。都是一样的，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。那那那你再说到。 每个人都从自己做起，从自身做起，从现在开始，通过你的决心，想的是好的，做的是好的，每天身口意都是好的，一定要。 觉醒啊！一定要觉知，千万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做坏事了。老上用的是这个词啊，千万不能再随业流转了。在我们观念上，在思考呢，观念上可可以改变不了的。在我们观念上，在思考，可改变不了，不可能改变的，那当然。 如果我们做的是对自己的身和心有益的事情，不仅可以帮自己，还可以啊让身边的人都感受到啊这种好的东西。那么，如果你做的事不仅害自己，而且绝对会影响到身边的人，啊让他们都能感受到，哎呀这个心念不是善的。 是有贪的、嗔的、痴的，身边的缘都不好。对啊，你，โลกมันร้อน，那ก็เกิดจากคนเราเนี่ย，โลกมันจะสงบร่มเย็นก็เกิดจากคนเราเนี่ย。คนเราไม่อยู่ที่ไหน，คนดินอยู่ที่ไหน，คนตีต้องอยู่ที่เราเนี่ย。现在，现在整个地球都太热。 因为现在的整个地球的地球上的人的心都是热，太热太急啊，所以整个这个天气天呃地球的这个气候变热变暖。啊，那么如果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凉的清凉的，这个整个地球的气候也会变得清凉。 这个世界也会变得越来越美好。你每一个问题，都忙，等于เสมอ，戒断等于เสมอ，แก้ไขตัวเองโดยเสมอ。พิเศษคนทานให้โทษคนอื่นพิเศษคนมองตัวเราแต่นี่แปลว่าทุกคนรับผิดชอบตัวเองอย่างแน่。我们平常，活了这么大岁数，这么大。 你会发现，你每天都在看别人，你有几天是在看自己？那么通过动物展的休息，每天都回过头来好好的看自己。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能每天回过头来看自己，保持觉醒的话，那么这这个世界一定会是另一番。 ิ่งใดคิดลงไปทำลงไปพูดลงไปเป็นการเบี่ยนเบลงตนเองิ่งได้เบี่ยนเบลงตนเองและติเตียนคนอื่นนั้นไม่ใช่ธรรมไม่ใช่วินัยไม่ใช่คำสอนของ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不管做什么事情，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，啊，是对自己有害的。刚才讲过这个有害，对自己有害的。 一定也是对别人有害，一定也是会影响到整个地球，所以我们还是回过头来，好好的看自己，啊，好好的认清楚自己，啊，好好的改变自己。 什么？什么是宗教？老丈说：“什么是宗教？宗教就是自己看到自己、认识自己、学习自己，这才是一个禅修者或者一个修行人要做的事情。” 我们做的是好的，说的是好的，啊，一切听的也是好的，身口意都是好的，身口意都有觉心，都能回过头来看自己。如果我们从动产学员开始做起，然后感的自己身边的人都能在身口意上，啊，是在自己的身口意上下功夫的话，那么。 刚才讲的这个世界将会是那么的美好。变宽容变宽容，变宽广变宽广，变宽恕变宽恕，开美目大观，他去换，念头念戒，干，你把ปฏิบัติทำ。从现在开始，从当下就开始。 让自己迷的部分不要再迷了，让自己啊贪的部分不要再贪了，让自己整天会生气的那颗心不要再生气了啊，让自己嫉妒别人。 าสนาพิธีการไหว้พระรับศีลการแต่งเมตตาการทำวัดสวดมนต์กิจวัดพิธีวัดเป็นศาสนาพิธีสองคนไทยก็มีมหายานก็มีเทรวาสก็มีพิทศาสนาก็มีอิสลามอินโดมีศาสนาพิธีของเขาศาสนาวัตถุมีวัดวอารามมีพระพุทธรูปมี วัตถุต่างๆที่อยู่ในวัดวาลามอย่างสลากติวิหารนามาเนี่ยเห็นแล้วก็พื้นใจศาสนวัตถุศาสนธรรมคือคุณธรรมที่อยู่ในชีวิตของคนมีสี่อย่างเนี่ยศาสนาพิธีศาสนวัตถุศาสนบุคคลอาจจะแตกต่างกัน ส่วนศาสนธรรมอันเดียวกันเลย มีสติมีเมตตาตัวหนา มีสิ่งมีธรรมตาเยาวไหมยาวไหมไม่เข้าใจคำสงอศาสนา มีมีี่ระดับศาสนามีอยู่สี่อย่างสาระบุคคลองค์องค์ประกอบของศาสนามีสี่อย่าง ศาสนาพิธี คือไหว้พระสวดมนต์สวดอะไรต่างๆร้านสัมมาสัมพุทโธพระกวาฝ่ายสาธารณวิธีทางถือว่าสาธารณวิธีทางหมายถึงอามิโตมิโตมิโตถ้า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อามิโตโพมันชื่นใจเวลาสวดมนต์ทั้งวันถึงพระอามิตพุทธเลย เอาเราเวลาไว้แล้วอังสมมาสมุโตมโวคิดถึงพระหลานเลยทีเดียวสาธุดีสาธุถหลวงพ่อให้เพิ่นแปดทีละอันก็ได้ครับให้เพิ่นแปดทีละอันก็ได้ครับแปลแปลตามทีละเอาไม้สองอย่า็ได้สาธุทิฏทิเป็นองค์ประกอบของ ผมน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ในในศาสนามันมีสี่อย่าง มีศาสนาพิธีก่อนคือพิธีกรรมเนาะ พิธีกรรมหนึ่งแล้วก็บุคคล แล้วก็วัตถุวัตถุก็คือวัดวารามสิ่งก่อสร้าง สุดท้ายคือศาสนธรรมคือธรรมะที่แท้จริงเนี่ยมี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 ธรรมะธรรมะนี่เป็นสิ่งเดียว แต่อีกสามอย่างน่ะแตกต่างกันได้ธรรมะี่เป็น 哎，他妈的，是变个的，变个三样，变个三样。宗教，分了四种，一个是阿赖耶，我们外头还听个密题，那变密题纲，变个三第一个就是形式上，表面形式上的东西。刚才老张就念经给大家听，拜佛念经， 念泰国的念法，然后又念一下我们的阿弥陀佛的念法。第二，刹那布布，坤，会，有，出家人，会有在家人，会有比丘，会有比丘尼，会有优婆塞，优婆夷。第二，第三，然后。 这个寺院、啊大楼、小楼、大殿、小殿，啊这些，啊物质上面，啊第三、第四，ธรรมะ，最后ธรรมะ，我看没讲到一样，四样。四样。是，刚才讲了一，形式上念经，啊拜佛；二，一定要人。 出家人、在家人啊，哎，榜样？怎样？好，广告。还有就是自愿大殿、小殿。那么第四，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第四，就是一定要有真正的法，要知道真正的法。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法。那么其他三种，师父，啊，又给我解释一下。 其他三种都不一样，每个寺院都不一样，对吗？每个寺院的建筑不一样，每个寺院的出家人不一样，每个寺院修的法门不一样。我最重要的是一个法是一样的，真理只有一个。嗯。早上好，早上 สาธารณบุคคลสาธารณที่ดีสาธารณวัตถุเป็นส่วนประกอบของสารนธรรมนี่สำคัญมากเช่นจิตต้องเป็นจิตบริสุทธิ์จิตเดิมแท้ประพัดสอนอันมีแต่เดิมที่โดยจิตบริสุทธิ์คว这个呃这个刚才讲的法是最重要我们讲的真理是最重要 我张讲到这个东西最重要，是因为心是最重要。啊，又讲到在中国，在大乘佛法里讲的是见性。啊，讲的是慧能大师讲的是见性。啊，心性、见性、佛性。嗯， รักความจำไม่ใช่จิต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โลภ ความหลง วิตกกังวลเศร้าหมองไม่ใช่จิตเป็น 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โอกาสมาเพื่อนที่หลังเอาออกได้อยู่เปลี่ยนได้อยู่我们本来的这个心的本来面目是清净的，那么这个贪嗔痴这个进入 爱执着，这些是后来的，是后来的。我们的本来的这一念心啊，是清净的、干净的啊，本来是非常好的。那么这些贪嗔痴呢，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不断的加进来的，添加进来的啊。 เคยเิมปกติ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บ้าน ของจิตปกติเป็นที่อยู่จิตมีความปกติ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จิตเดิมเลยถ้าอาคัมภุกะมา ที่มันย้อนมาเช่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มันเป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อาคัมภุกะอย่าทำตาม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ปลี่ย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 我们本来的这个面目，本来的这一面心是非常非常清净的，是能知能觉非常清净的这一面心。那么，呃，随着这个大家啊学习的不一样，接触的环境不一样。 梦到的人物一样，就开始变成了各种各样的人，有的人还是很善良，啊，有的人变成了非常的啊可怕，啊，大家要清楚这一点，他们是后来的，是因为我们有贪、嗔、痴、啊爱、欲、妄执，因为我们去执着这些，他才跑到了我们的已经。 很清净、已经很干净的这片心上，它是可以拿掉，它是可以去掉，它是可以，我们是可以远离它的。当我们觉醒，变成我们身的主人，变成我们心。

害了我们，不要让痴心害了我们，不要让内力恋，放不下的执着把我们害死。有跟有分，狂龙则有，狂没龙则有；狂福则有，狂没福则有；狂破则有，狂没破则有。 我们啊会生气啊，也能做到不生气；我们会迷，我们也能做到不迷；啊，我们啊会执着，也能做到不执着。一定要让觉性。 做这个深狗的新的主人。เราก็เราก็พร้อมที่จะทำได้แล้วเปลี่ยนความคิด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ถูกได้ทุกชีวิต เปลี่ย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โกรธได้ทุกชีวิต นี่เป็นการมนุษย์สมบัติอันทำได้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ปฏิบัติได้อย่างนี้ ให้ผลได้อย่างนี้ เรียกว่า ปฏิบัติได้ให้ผลได้มจำตัดการตามพระธรรมคำสอน。我们这一生是非常有意义的，因为我们现在今天是第五天啊，今天第五天，我们现在都有一些觉醒了。我们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能做到让自己以前很容易生气变成不生气，让自己以前很贪心。 那么接下来就不贪心，让自己以前啊很执着，接下来就不执着。我们现在已经有一点这样的能耐啊，那么大家试一试。当吧，เอง，ยังเศร้ามองเองไม่ทำบาปเองก็บริสุทธิ์เองเป็นของเฉพาะตนอย่างเนี้ยเท่าไหร่ทำดีบางบัดีทำชั่วบัชั่วอย่างเนี้ย。造业。 也是你自己的造业，你受以后你自己啊要受这个果报。那么啊，修功德、修福报，也是你自己在修功德、修福报啊。那么以后你也会有这样的功德啊的这个呃一个回报。意思就是好的也是你做的。 坏人也是你做的，跟别人都没关系。那然后路感，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มาแล้วในโลกนี้พาะนักพธรรมคำสอนเป็นไปเพื่อความออกจาก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ไปเพื่อความสงบเป็นไปเพื่อปฏิมิพานนี่คือคำสอนมาทำตามลองดู佛陀就是因为知道了 我们讲的这些事情啊，所以佛陀才出世，啊，佛陀才示现给我们看，一幕一幕的示现给大家看，啊，那么大家实实在在的跟着佛陀的脚步，啊，好好的走下去。